建宁传过来的消息就是这样。他真这么说？啊，内线让他的人放了监听器。江婷对姓吕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。他还真是个狠人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 记着这个地址，这是老头以前在这半山腰上的盘口，西南地区最大的出货地之一就是他后面的元龙峡。半年前我就派人盯住了附近的村子，你亲自带人过去一趟。是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哪怕跟老头的人撕破脸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明白。回来。 大哥， <laughs> 年轻人，记住以前的教训，做事儿别那么毛躁，明白了吗？ <laughs> 是。 <laughs> 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。 第三季第九集。 这就是我们村的招待所了，条件简陋了点二位领导别嫌弃。哈，村长你客气了，我们也是看天太晚了，开车回去危险，才临时找地方的，能住就行。哎， <laughs> 我就不打扰两位休息了啊。啊哈，谢谢您了啊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永康村发展的还可以啊，家家户户都是水泥房。 严队，你洗澡不？啊，你先洗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就先去了啊。 江婷，也许没有撒谎，但所谓的领养不过是一种说法。我还是一个人住着，可也没有说出全部事实。当我有能力调查的时候，才发现所谓的领养人其实不存在。他真的是华当级的公大吗？哦，我华当才上的公大，他一路成为。 西南禁毒口最有潜力的警戒新星，真的是巧合吗？ <coughs> 江婷命运的转折点，三年前的爆炸案，到底是被警方内线出卖，还是本来就精心准备好的剧本？我要知道那间是谁。 还会耐着性子坐在这里， <sighs> 江婷，你是真的不相信我，还是觉得自己承担不起这种信任？之所以隐瞒，也并不是因为怕你卷进这趟浑水，言希，而是因为我不相信。 村里怎么这么多年轻小伙子闲在家里，都不进城打工的吗？ 杨震，快啊，闭嘴，跟我走。黑桃 K 的人来了。啊！哎，杰哥，抽烟。 您看啊，这村里家家户户货都出的挺好的，呃，下个月能多分点给我们吗？ <laughs> 我说过了，每年的货是有定量的，你们要怎么卖我不管，更多的也没有了。哎，你们村人人都抽上软中华了。 这油水也太多了吧？呃，没有没有，呃，这烟呢是今天县里借宿的人给的。有生人来？呃，不算陌生人吧。县里扶贫项目的领导还带着秘书住一晚就走，不碍事的。 <laughs> 长什么样？呃，大概大概这么高，呃，三十来岁，长得还挺硬朗。啊。 那秘书倒是有点年纪了，那应该不是江婷。挺着肚子，穿个皮鞋。不过怎么这么巧？江婷刚离开建宁，盘口里就来了县里的领导。什么声音？杰哥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听差了。 都上楼休息吧。是是。他们都走了。齐子豪，我先从窗户跳下去，你跟着下来，动作轻点，听见没？啊，这这能行吗？别废话，跟上。 竟然没走！是你，杰哥，杰哥，没事吧？你，你先快跳！好，站住！杰哥，没事吧？他们往山里跑了。 车放狗。 是因为永康村，整村贩毒。什什么？别去那边，把斗伸过来。先走。这个村子是黑桃 K 的盘口或中转站。阿杰来这儿是想抓别人的，推荐我们纯属意外。他刚才不敢想，出手力道也留了余地，说明他要找的是一个既要控制住。 又必须谨慎对待的目标。老秦。叶队，我不行了，真的跑不动了。 我去引开他们，你藏好。 那小子没下水，他就藏在这附近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把所有人都叫来，围住这块空地，给我围到明天早上。我就不信他能在这撑到死。是，快快，叫兄弟们围起来！那边那边，别漏了。 这是要守株待兔，耗死我呀！手机没信号，电也快没了。这张照片是。 站不住了，每天都是你的工作量，我可吃不消。以后你市局里的案子自己解决，别来找我。 <laughs> 别，江队，我知道你辛苦。明天早上给你煮红豆牛奶紫米粥喝，好不好？看你表现吧。走，去睡觉。 哎，你怎么还在这赖床？哎呀，我的红豆牛奶紫米粥呢？啊，别拍了，做饭去。 天，祁四想删，都没删成。即便是到了这种让人绝望的境地，看到他，还是控制不住对你的、对你的爱，其实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多完美的说辞。 都无济于事，再温柔也不过是你编出的假象，连最后一点虚假的信任都留不下来，我还留这个照片做什么？我站在你这一边，挺想的，想你现在就回家，真挺想的。 爬到树上去，一旦发现异动，就给我放火烧树。是。天亮了，树上就藏不住了，怎么办？天哥，有人，有人开车闯进来了。多少？什么人？知道，隔太远了，看不清。 是西四号叫来的警方后援，还是其他毒贩闻讯赶来？黑吃黑，你们两个跟我守在这，其他所有人开车去探，现在就去。是，好机会。你，操！站住！再过来一步，老子拧断他的脖子！ <coughs> 杰哥，杰哥，你没事吧？给我毙了他！杰哥，放枪的人已经很近了。阿杰，很久不见了，是你。 我头发黑吃黑，我可是前面有子弹，后面有河，躲不掉了。世上真的有水鬼，管你是人是鬼，我。嗯 心里难受吗？要不要紧？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来问你吧？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去过那个孤儿院了吧？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我问你，你就说实话了吗？ 叶雪，你现在还相信我吗？你说呢？不相信就对了。你们吕局找上门来。 要求我配合他到黑桃 K 身边卧底，但这个要求太危险，而且违背了我自身的利益，我不能答应，只好把他刺伤后逃出了剑宁。放心，他没死。公安局长被杀的侦查速度和通缉力度，我肯定是不想亲身体验的。 真的利益。这座山谷叫做元龙峡。黑桃 K 的父亲吴吞，也就是草花 A，是这里最大的一股势力。黑桃 K 跟他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，父子反目。至于他们关系恶劣到什么程度，毕竟我昏迷了三年，无法完全确定。 就目前来看，他们应该都很想弄死对方，但为了共享走私利益，暂时还没有彻底撕破脸，表面上勉强维持着合作关系。你知道草花爷的藏身之处？对。但你从来没有对警方提起过。是。别告诉我。 你跟你养父吴吞的关系很好，吴吞的势力在元龙峡盘踞的很深，所以黑桃 K 对这里非常忌惮。永康村就是他培养起来，专门监视这个地方的。我来是为了找人，而金姐则是带着黑桃 K 的命令来找我。找谁？吴吞。他们过来了。 岳广平临死前说：“他对不起在1009爆炸案中牺牲的缉毒警，也对不起我。”秦川被捕前说：“导致行动失败的真正凶手就是我和岳广平。”如果他们都没有撒谎，那么我只想到一种可能：我是来验证这个可能的。答案应该今天就能揭晓。走，过去。 江婷，波叔，嗯，把金杰他们放这儿吧。是。既然抓了，为什么不杀他？阿杰可是黑桃 K 最得力的手下之一，不应该让他继续活着。你，哎，江婷，如果不是为了你身边这个人。 我们昨晚就可以离开元龙峡，去缅甸与吴吞会合了。你执意要救他，是为什么？他果然是要去缅甸。因为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见不得这个人死在我眼前。有什么问题？ <laughs> 波叔，你信他这话？你闭嘴。 <laughs> 他身边的人叫严邪，建宁市公安局刑侦副支队长，堂堂的三级警督。什么？你也是草花 A 跟前的老人了，应该知道姓江的最擅长把谎言说的比真金还真。他早就留好了退路，怎么可能回去给你们做牛做马？ <laughs> 不信你现在让他杀了这个警察，看他会不会动手。 什么时候连你都能来揣测我的心思，伯叔？三年前那件事情后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跟金杰结下了仇。不如这样，你们杀了他，我心里气一顺，也就不太在意身边这个男人的生死了。怎么样？ 嗯，这个嘛，我已经上了公安厅的通缉名单，不在乎手上多一条命。姓严的可以死，但你得给我一点能交换的东西。杀了方片 J，我们立刻去缅甸跟草花 A 会合。你不想快点动身吗，伯叔？他身边的人，我可以帮你收拾。 哈哈哈哈哈，这最后一个嘛。黑桃 K，大哥。 把他们绑了，是，别动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废物，跳出来！快点！杰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说过，这场赌局最终的赢家是我。总有一天，你得认输。 这次不蒙你的眼睛了，不想回头看看我吗？红星 Q，你这阴沟里的蛆虫，铆钉。红星 Q，铆钉，怎么回事？我也很高兴见到你。 阿姐，我叫你记住以前的教训，但你也记得太深刻了吧？都是这死老头！别说了，就算没他搅局，你也抓不住红金 Q。这老头声东击西，弄死了我十来个人，还说要去缅甸跟吴吞会合。文少，你常年派人在永康村盯着袁龙霞，现在又亲自跑来，到底是打的什么算盘？你倒是说说。 嗯，金，是金杰先动的手，我一个老头子也只能这老头嘴堵上。是，你敢？别以为你金杰现在有名有姓了，想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这小子还没出。久仰了，严队。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了。 敌队，快！没费多少功夫，他就告诉了我你在这里。叶队，我……我本来以为我们的正式见面会更融洽一些，现在对我来说也始料不及。不过没关系，不妨碍你我好好认识一下。我姓文，单名一个少。这个名字。 作为三级警司铆钉的个人信息，被记录在公州公安内网上，是真实的。 <sighs> 这个毒枭不仅成了警方的卧底，还敢用自己的真名实姓。 <sighs> 从警时间大概比你晚五六年左右，不过没多久就被安排去做我自己手下的卧底了，很巧合吧？ 江婷，你被迫强决铆钉的事，也是骗我的。哦，那应该没有，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替身。其实从最开始就有两个人共同承担铆钉的戏份，但凡出面的都是我，和岳广平单线联络的也是我，而从警时留下指纹记录和语音通话的，都是替身。江婷，三年前替身被你枪杀。 确切的说，是被阿杰枪杀。当然，他没死。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这次回去还可以见一见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有两方面原因，你可以自己挑一个比较喜欢的。一方面，吴吞把你送进公安系统，又想让你干掉我。我找不到另一个有力的人来跟你抗衡，连秦川也失败了，所以只能亲自上阵。 另一方面，我刚从美国回来十几年了，想见你一面是人之常情。你们真的是血亲兄弟？ <laughs> 当然不是，你是不是以为我这个人特别变态啊？吴吞提拔他。 不过是需要一把弄死我的刀。如果三年前我的运气差一点，说不定就真输在他手里了。所以三年前，我到底栽在了哪里？真的是岳广平把一零零九的行动部署告诉了你？嗯，不，岳广平至死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。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在一零零九行动的半年前。 岳广平突然联系铆钉，也就是我，求证了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听说红皇后是个女人，你能想办法验证这一点吗？”原来是这样。看，你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难怪岳广平会在临死前。 打出那个精神崩溃的电话，难怪秦川说根本没有内奸，原来留下这个致命破绽的人，江支队长，你所举报的内容事关重大，牵涉太广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秘密的？而且，你怎么能保证这些消息的真实性？我知道的也不多。 他们一直防着我，我就是红星 Q。你说什么？红星 Q 是贩毒集团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，几乎查不到任何关于他的确切消息。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他？ 在金三角，很多人以为红星抠是女性，但这个留言在公安系统内部绝对没人知道。您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去查证。同时，接下来我会从贩毒组织内部泄露一些小线索，让你做情报比对。但我无法透露出更重要的信息。我在公安系统这么多年。 集团内部已经把我边缘化了，所有能交代的我都交代了。岳局，如果你想逮捕我的话，随时可以动手。 <laughs> 现在你明白了吧？ <laughs> 岳广平想验证你的说辞。 于是找上了铆钉。当他向我求证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我是什么心情。是谁出卖了我的红皇后？我在组织内部做了紧急排查，但一无所获。 直到铆钉收到来自红星 Q 的加密指令时，纸面上竟然有一抹红色指甲油刮出来的印。那一刻，我终于知道，漏风的就是你自己。哎，你看，早在一零零九行动开始前半年，岳广平就把你卖到了我跟前。 我好像查出了内鬼是谁，是我害了那十四名缉毒警。我对不起你，江队。我可以去死，但请你一定要活下去。对不起。所以当我在集团内部提出十月九号那天假装在生态园交易。 实际把大火运到塑料厂的时候，你就已经知道这个计划其实是陷阱了。对，我是这么推测的。最后利用铆钉的卧底身份在市局内部打听了一下，就确定了。所以现在我做的一切你都知道了。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你做的我都知道了。 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却是我三年来都无法确定的悬念。今天严队也在这里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觉得他也应当听到这个答案。包括一零零九爆炸案之后，你在我身边那几个月的事情，你觉得呢，江婷？没有为什么，家族内部争权夺利。 我只是站错了队，对不起，言贤。如果不是李局找上门来，我还可以再多为你维持一段时间的假象。 你对我说过这么多话里，只有这句，我希望是在撒谎。 <laughs> 不容易啊，就为了从他嘴里听到这句话，三年前我们差点搞出一场火并来。早点痛快承认不就好了？嗯嗯嗯嗯，让他说话。是。 胡言，一派胡言！你们这是给吴吞泼脏水。文少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想找借口对吴吞发难。你这个不孝子！吴吞什么时候对你下过杀手？吴吞就是想杀他。一零零九行动虽然不是吴吞直接策划的，但他确实对我下达了弄死黑桃 K 的指示。整个塑料厂缉毒案。 确实是针对黑桃 K 进行的一场谋杀。你给我住口！你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从孤儿院领养出来的了？吴吞把你养大，你就这么和着外人污蔑他？说话归说话，你说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你可以选择不信。事实？ 三年前当众对峙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是因为我怕承认之后被你们灭口。 <laughs> 只要我咬死不供出吴吞，你们就会尝试把我从黑桃 K 那边救过来。我本来不想当着你的面承认的，因为我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。 我都能在你心里留下一个稍微不那么坏的形象，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奢望了。谁也没想到，你竟然会出现在元龙峡，所以这应该是天意吧？那就别说出来，只要你哪怕别说出来，一零零九行动准备的每一步。 都通过加密邮件向吴吞报备过，这应该能证明吴吞是支持这场谋杀的。你胡说！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黑桃 K 带着最新的芬太尼化合物配方从美国回来以后，吴吞就感觉到了威胁，命令我严密监视。我查到公州边缘的某个地下制毒工厂时，不幸遭遇了黑桃 K。严喜。 这件事我跟你提过的，但当时黑桃 K 在父子相争中并不占上风，因此我也没有彻底斩断和草花 A 之间的联系。这种危险的平衡一直延续到三四年前，吴吞终于决定彻底除掉他的继承人。根本没这回事，我们都只是为了家族好。吴吞从没有那种想法。三年半前。 吴吞想要将库存的几百公斤大货弄走，我负责协调和安排，黑桃 K 将亲自参与。我意识到这是谋杀他的最佳机会，于是构思了1009行动。首先，红心 Q 通过铆钉传出情报，毒贩将在公州郊区生态园交易几百公斤毒品，而买卖双方则待在塑料厂。 所以在一零零九行动当天，除了我和岳广平之外，整个公州市局都以为我本人乘坐指挥车，带着大批特警缉毒警奔向了生态园。同时，在组织内部，我做了相反的安排：买卖双方、火力武装和几百公斤大货都确定在塑料厂，生态园里只留了些散碎大麻当幌子。 当然，这个信息只有极少数高层知道。黑桃 K 理应不会怀疑我对这次交易的安排，只有岳广平知道真实的行动计划。他配合你，赶在行动前一刻，把精锐警力都调到了塑料厂。对，我的目标只是弄死黑桃 K。吴吞当时也通过邮件表示， <coughs> 表示了谅解。 这场谋杀唯一的破绽，就是没想到被谋杀的对象亲自跑去当了自己手下的卧底。好说，如果不是岳广平，一零零九行动是会成功的。阴差阳错吧？可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。当年文少让你当堂对质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我们几个老头子开口，你能被放走？ 真想下手杀他的亲生儿子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干脆拖胡屯下水，而是等到现在？因为那个时候岳广平没死，那又能说明什么？岳广平活着，就代表我在市里的退路没有断绝。只要摆脱黑桃 K，我就能继续回去当警察。 可现在岳广平死了，公州认为我杀了铆定，建宁的吕局知道我是红兴 Q。至于严邪， <sighs> 至于我，一直以来对你的信任和爱，全都是一个笑话，不是吗？ 我不认为我在严队那里还有任何可信度，除了黑桃 K 之外，我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。在他们眼里，所有事实都证明了你是个叛徒。只要还有一个警察愿意相信你，哪怕只有一个，都算我输。 回忆、情感、心理印记，这些细节都随着离别被反复升华。死亡是最好的滤镜。 <laughs> 江婷，江婷，人心幽微，复杂叵测。总之，你这小子能活下来，也是福大命大了。黄昏冷， 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。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或暗你眼中交替纵横，远寻千山和万水。 生，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尘世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胜负未变善恶难懂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黑夜阵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，踏进漫天血海中。 为破灭众生。 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晨昏，未免山河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暗夜之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尽漫天雪。 为破月出升，点一盏人死的灯，抚慰城市天空。一点一滴化开心中不朽的痛，情路如虹，纵然雪冷。 越是微笑，越从容。交织着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重新拼凑，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风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